课文二，在办公室。听说你去过中国，还想去吗？我虽然去过好几次，但是还想再去玩玩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。虽然，次，玩儿。